第一百零二集。再三斟酌过用词以后，他咽下含在口中的酒，眼眸里涌上不易察觉的困惑情绪。忽近忽远，赵明流有模有样的替他分析。那说明你前男友不是真心想和你复合。也不全是他的问题。林和熙想了想，又补充：有时候会觉得，他也还没有忘记我。 可是每当我想朝前跨出那一步时，都会因为其他原因，最后又退回了原地。不如这样，赵明流语气豪爽：“你现在把他找过来，我替你看看。”林和希却不再接话了。调酒师没说要替他看看之类的话，却帮他调了一杯色彩艳丽的鸡尾酒，然后意味不明的说道。 如果他今天晚上还在这里，我想你大概会需要这个。林和熙会意过来，没有开口推拒，道过谢以后就喝下了那杯酒。对方拿给他的是烈性鸡尾酒，林和熙喝下以后，能够明显感觉到阵阵上涌的酒精后劲。也不知道只是闭目养神，还是单纯的不胜酒力，他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趴在吧台上，没有再睁开过眼睛。 二十分钟以后，尤崇回到吧台边找林和喜，见到喝醉以后趴在臂弯里睡觉的人，半搂半抱的将人扶进怀里，然后带走了。周轩落后几步，和赵明流挥手告别，后者始料未及，满脸惊讶的叫住他：“啊，崇哥是他前男友？”周轩朝他耸耸肩：“嗯，下次长点心吧。” 不要再当着尤虫的面和林和熙勾肩搭背的。赵明流久久的沉默，眼前再度浮现出尤虫抱住林和熙时的模样，以及对方望向林和熙的眼神，忍不住转过头朝调酒师喃喃道：“不是我，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林和熙才像是那个不愿意复合的人呢？他们之间的事儿也不是我们说得清楚的。不过……” 调酒师轻轻笑一声：“你真觉得以你朋友的酒量，一杯鸡尾酒就能喝倒他？”三人从酒吧里出来以后，周轩喝了点酒，不好开车，坐在路边车内等代驾。尤崇没有喝酒，先开车带林和熙离开了。他把人从吧台边拉起来的时候，林和熙似乎就醒过来了，只是虽然醒过来，意识大概还没有很清醒。 一双眼睛始终都是半眯半睁，不吵也不闹，乖乖的任由他搂在怀里。尤崇把他带到自己的车边，打开车门，将人扶进副驾驶的座位里坐好。就见林和熙后脑勺挨上座椅的椅背，闭上眼睛，转过脸去，又像是继续陷入了沉睡。尤崇弯腰退出来，绕到驾驶位那侧开门上车，垂眸朝身旁看过去时。 入眼就是林和熙微微歪过头，安静又规矩的睡脸，还是和从前那样没有任何变化。他有一瞬间的晃神，然后俯身去替林和熙系安全带。伸手去摸另一侧的安全带时，他的手臂从林和熙身前横穿而过，像是将对方整个人都抱在了怀里。耳旁响起林和熙轻缓而平稳的呼吸声。 尤崇沉默一秒，视线再度落回他此时近在咫尺的那张脸上。被他困在手臂之间的人毫无所觉，靠在椅背上的头甚至无意识的朝下掉了掉。尤崇摸到安全带的那只手松开，缩回来托住他的脸颊。掌心内传来柔软而光滑的微凉触感。 油虫按在他脸上的那只手顿住，指腹已经抢先大脑指令一步，从他的脸颊上摩挲而过。林和熙的头动了动，将他的手指轻轻压在脸下方。油虫回过神来，瞥见他没有要醒来的迹象，就将他的头往上扶了扶。整个过程里，他的目光始终落在林和熙那双紧闭的眼睛上。 林和欣仍是没有醒过来，脸颊贴着他的手掌，又将他的整个手掌都压在了脸下。尤虫要将自己的手抽回来，面前熟睡状态的人非但没有放开他的手，而是又在梦中稍稍调整过睡姿，整个人完全朝向左边尤虫的方向侧了过来，压在尤虫掌心内的。 不再是林和熙的脸颊，而是他那比脸颊更加柔软的嘴唇。尤虫始料未及，呼吸滞了滞，维持掌心附上他嘴唇的动作约有数十秒时间过后，才腾出手来按住他的头，将自己的左手从林和熙的嘴唇前抽离。他不分神去看林和熙的脸，拉过安全带系入搭扣中。 伸手去他的口袋里找酒店房卡，却只在他的口袋里摸出手机来。疑心他的房卡是落在酒吧里没拿，尤崇拧起眉来，坐回驾驶位，打电话给周轩：“有赵明留的电话号码吗？”“啊，我找找啊。”周轩接起电话，满心纳闷：“哎，你要他电话干嘛？”尤崇道：“我没有在林和熙身上找到他的酒店房卡。” 周轩非但没有明白，反而更为纳闷：“你找他的酒店房卡干嘛？”话音才落，他又自行领悟过来：“不是吧？你不把他带回你家，难道还打算把他送回酒店去啊？”尤虫没有搭理他：“找到没有？”周轩只能先按下自己的疑问，报给他一串数字。尤虫那边没有声音传来，猜测对方是在记电话号码。周轩坐在车里。 指尖搭在方向盘上，漫不经心的敲过两下，心中冷不丁的想起上次和尤崇来这里喝酒时，对方说过的那些话。在联想着尤虫今天反常的行为，周轩隐约从那天的对话里抓出了重点来，张口就问电话那头的人：“你到底还在？”手机里的电流声戛然而止，尤崇已经挂掉了电话。 周轩无言一秒，望着车窗外的马路，喃喃将话补充完整：“顾虑什么啊？”游虫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赵明流恰巧从酒瓶下方摸出一张酒店房卡来，怀疑是林和西掉在这里的房卡。赵明流拿出手机要打电话过去提醒，手机里就先收到了陌生来电。赵明流接起电话。 还没来得及放到耳边，拿手机的那只手就被调酒师按住。对方像是早有预料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然后按下扩音键接通陌生来电。尤宠在电话里简短表明身份，然后问他：“你有没有看到联合系的房卡？”赵明流看向被自己捏在手里的那张房卡，下意识的张口要答，调酒师捂住他的嘴巴。 不慌不忙的从他手里拿过手机，开口道：“没有，不疑有他。”尤虫挂掉了电话。调酒师将手机还给赵明流，然后从他手中拿过那张房卡，翻来覆去的把玩。赵明流瞪大眼睛：“你为什么要骗他？”“我的老板，你傻吗？”调酒师笑了起来。 你还真当房卡是他不小心丢在这儿的？他将夹在指尖的房卡翻过来，漫不经心的扫一眼。这分明就是他故意压在酒瓶下面的。尤虫最后还是把林和熙带回了自己家里。下车的时候，他弯腰去车里抱人时，林和熙就醒了过来。他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瞳孔却还有些涣散。 尤崇把他从车里拉出来，看向他问：“酒醒了吗？”像是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林和希歪了歪头，没有回答他的话。尤崇瞬间了然，这是酒还没醒，也就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去酒店。关上车门以后，就直接把人往电梯里领。林和希同样也对新环境不闻不问，只安静的跟着他往前走。 只是走出几步以后，林和蝎就渐渐落在了后面。游虫转身停下来等他，林和蝎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而后原地蹲下来，不再往前走了。